闲言碎语不要说，彪一彪好汉武二哥，哪武不放方家庄除恶霸，又奔孟州把汤过。这一天，军杰三人刘银树下来两块烟，哥三个都睡着了。扯武松睡醒一觉，他揉揉眼，咚，猛抬头，西方滚滚太阳落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醒醒，醒醒。” 哎呀，怎么着，二哥？武松说：“天气晚了，不能走了，咱们找个店房把酒喝。”哎，东平说：“二哥，河南孟州都是头一趟，哪里有店咱摸不着呀？”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军界三人犯难为哎，来了来了，西南角上打柴那个樵夫下山坡，这个老头。 破顶的草帽头上戴，穿着件小褂露着胳膊，灯笼裤子半截腿，有一双破鞋都用绳绑着，腰里别着把夹钢斧子那肩膀上，挑着两捆鲜柴火，担着个条子往前走。他就往柳荫树下猛一搁，老头说：“好热，好热，真好热呀！实实在在热死我。”武松这边一扭脸，呀。 坐下个老头，六十多。武松说：“借光，借光，多借光，借光！”瞧夫老伯伯，老头这边一扭脸，啊，谁呀？叫我娘嘞！这个大个咋长这么恶呀？他看武松，身子高大一丈二两光炸开，力气多，脑袋瓜子像刘刀，把那俩眼一瞪像嬷嬷，胳膊一抻像放驴。 一锤一转像砂锅，巴掌一吹簸箕大，手指头不不楞楞，就跟那个棒槌差不多呀。红裤子，红褂子，霸王靠别在他的胳膊。这一个看着虎手勾一对，那一个单刀就在那树上戳。哦，不用人说我知道了。这本是一军二杰人三个，大个子是个从军的，做一大公怪谦和。 说话怪和气，哎，嗯。 他既然和颜悦色来问我，我也得好话对人家说。老头想把忙还礼，好说好说，君凡哥，你我二人没见过面，你老施礼为什么？武松这里有坐椅，借光瞧夫老伯伯。我们三个河南孟州头一趟，你老这个地方没来过，天气晚了不能走了，想找个店房去歇着，但不知哪里倒有招商店，多费心。你老的眉言对俺说。 哦哦，老头说你们三个来问店呢？哎，对，那你问巧了，幸亏问个老汉我。哦啊，武松说你这个老头说话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哦，俺幸亏问着你，问不着你俺就不住店了。俺从阳谷县出来好几个月了，头一会儿问着你哪天没住店呀？啊，那哎，老头说你别抬杠啊，住店又好又呆。 武松说：“不论好歹，有电没有？哎，有。东南看，那叫五里岗，那里有电；西北看，四里地就叫白云阁，那里也有电。孟州离这里四十五，你们赶不到了。眼看这西方太阳落。”武松说：“还有近一点的没有？哎，要住近的没多远啊！你正南看，里边的就叫十字坡，哦。” 武松说：“这个近啊，这啊。”老头说：“近呐。”哟，我说：“你住五里岗吧，再不然歇的白云阁，实不行。留你树下蹲一夜，千万别住狮子坡。”哎，武松说：“你怎么越说越别扭？”哦，五里岗、五里白云阁、四里孟州、四十五就数狮子坡近，才里一半地。你怎么不让俺住啊？怎么让俺舍近求远呢？哦。 莫非说狮子坡他是龙潭虎穴？老头说比那龙潭虎穴还要恶呀！ 狮子坡有黑店，黑店里边把人剥，别的店里杀的人少，我就数着那个张家店里杀的人多。开店的姓张张大汉，有一个外号叫“金罗。禄”，娶妻原配虽是女，和那才算是个恶老婆了？谁要是住了他那个店，要去了等不到二更就出锅，割了你的肉包包子，剔不出来骨头当柴火。你有银子他入柜，是你有铜钱大酒喝，干花肠子卖杂烩，我说。 大个子，你浑身上下什么了么了？耶！这个老头从头至尾讲一遍，气坏了好汉武二哥武松说：“哎，老头你别说了，别讲了，越说越讲越气我。清平这个世界乾坤浪，他哪里敢把活人不？ 我不信猫吃闲，养养上树。我这个袄子盖他的锅，今一天要煮两头算脑钟我偏要住在他那哈，儿。我看看怎么样的张大汉，什么样的恶老婆。俩兄弟，那家伙，天不早了，别耽搁。老头未听何在手，你这可叫俺没法说了。呃，这就叫瞪着眼难劝。该死的鬼儿啊，他自己想死不想活了。老头万般无其呢。 担起了那担鲜柴火，担着个挑子刚要走，转过脸来他又说：“我说三位是不行就住五里岗，再不然去到白云阁，真不行，烂坡地的睡一夜，你别上那里去挨剥。”武松就说：“你快走吧，怎么不让你说，你还说呀？”二爷，我有个怪脾气儿，立了黑点睡不着，那什说毛病那是？你三位真要不听我这个话呀？啊，不听，怎么样啊？行了，要走到等不到二更就出国。那两个挨着一。 我住你大哥自己够一锅，哎，你管我够几锅干什么？揍你的吧！老头说罢扬长去，把个武松气的了不得。武松说：“东平学霸，快点走，天不早了，别啰嗦。”东平说：“二哥，咱住哪？今天要住狮子坡，二哥， <laughs> 咱上哪里住不了店呢？为什么偏要死到他那合呀？”武松说：“怕死别来当街差没胆量别来跟着我，要不然就在这里两分手，看哪个小子再见我。等啊，你回家俺见谁去？” <laughs> 东平说学吧，二哥说住咱就住呗。学霸说行，咱俩跟着去挨摸呀。 呃，这东平别上了火烧高一对，拿雪把单刀架子搁住我。武松扛起大如涛，军舰三人是一百正南大撒脚。军舰三人往前走，路过了一条大沙河。武松甩下大如涛，把砖头石头如涛的哥。东平说：“二哥，这如涛空着都不愿意背，你装这个砖头石头干什么呀？”武松说：“傻兄弟。” 半夜三更住了黑店，他不来拨咱吗？到时候动起手来，你有病人，他也有病人，就我空着手，叫他冲我一个人来，那不行啊！我把砖头石头如套的装满了，睡觉的时候当褥子铺在身子底下。他要来拨咱，拨开门往里一走，他在明处，咱在暗处，也用不着起来，身子底下一伸手，先大个的摸出一块来，照着他的脑门上，爆只要揍准了，就比海盐厉害。哎。 东平说：“对，装，哎，装，这武松，把砖头石头，装了个满。东平在这儿了，学吧，是不是二哥？你们两个谁背着啊？俺，啊，二哥，那个如涛空着，俺都背不大动。你这一装这石头，不够一千，也够八百，俺两个谁也背不动。哎，武松说：“试试，不用试，二哥背不动。东平，你过来试试。二哥，你怎么单叫我试哎。” 你是正差，吃亏占便宜都得先让你，试试 <laughs> 哎，干，不用是非不懂，试试哎，试试就试试瞪眼干什么？怪吓人的。这东平，他搬了三搬没搬动，我说我不行了。学霸看你的，学霸说你不行我跟我行，说是，是非是，试是是非是试试，试，耶。 二哥凶你，你凶我，我凶谁去？是是就是是那学霸他拽了两拽没挪窝。二哥，俺两个都不行。武松说：“真是酒囊饭袋，哑巴的钝头。”闪开，看二哥我的。二哥当然还得看你的。哎，我说二哥，天也不早了，路上行人也少了，把那手铐脚镣给你卸下来，不得劲吗？嗯。武松说：“不错，卸掉了。”东平学霸。 给武松卸掉了手铐脚镣，朝武松伸了伸胳膊，踢了踢腿呀。如涛足够八百五，捉武松，抓起来，肩膀上边猛一搁呀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还真不轻呢，哎，是啊，没事被石头玩，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”嗯。今天三人来到了，前行就到了狮子坡，我看了看。 东西街王五的头，这两边生意买卖真不弱。路北看就是个奶奶庙，庙门口栽着树一棵，蛟龙背上写大字，三个大字十字坡耶。 到了，军杰三人往前走，见两边做小买卖的直吆喝。这个说：“来吧，刚才干的不带兵。”那个说：“刚出笼的热馍馍。”哎，羊肉包仨钱个，五个钱一碗喝豆沫。这个说：“豆腐豆芽五香干，卤鸡半鸭挑煎窝。”哎，三位，你只管歇歇胳膊，圈圈腿，何况照顾不照顾呀？这哎，武松想。 不是狮子坡上不讲理儿吗？怎么这些做小买卖的这么谦和，不像博人的样子？嗯，狮子坡，我来找开黑店的张大汉，会一回那个恶老婆，查清为明什么黑店。我武松也打狮子坡，咱记住军舰三人找黑店，再表表二娘夜叉婆这位孙二娘。 出上房玩了个狮子大成没人儿站起来片儿呱几大撒脚，扭了捏了往前走，房子屋不远到这呵一伸手掀开了缸盖子呀，里边的人肉不太多了，点小点小小李哎。 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上房屋里干点么？呃，四个店小往这跑。二奶奶叫俺干什么？二娘说要要要。呃，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个子，要你们些小伙好干么呀？啊，白吃奶奶我这个饭，不能给你奶奶干点么？正经事儿找不着你，吵吵闹闹输得着。再过三天不住客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卖完了人肉还卖馍，卖完了人肉还卖馍呀？ 出言来叫声马子五，什么事二奶奶，你把那个大刀再磨磨，磨刀去。那个大刀不是挺快吗？好几天没使了，快的了吗？磨磨去。哎，是。啊，接不得三儿。呃，在这儿呢。你去大水天上锅。哎，可可以。这这活干的了。出言叫声缺腿六。哎，是不是？二奶奶，你往那灶火坑里抱柴火。哎，行。 一只眼的王小二，哎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二奶奶，我干什么？你到外边招呼客。二奶奶不用招呼，人家都不来住。怎么咱这是黑店，谁还……哎，谁说的？还有人说吗？光见人进来，不见人出去，那人呢？呀，我的乖孩子，好好的跟着二奶奶，我给你娶个花不愣登小老婆。王小二闻听一撇嘴，这个娘们又来糊弄我，光糊弄我，糊弄我，好好的干呢，这是拉倒吧，这个店呀。 我算不想在这儿干了，让我给你招呼。可今天行，我给你把实话都招呼出来，我看看谁还敢来住。对，说实话，说实话去。哎，他要说实话呢。